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随着满蒙边境啊轰轰烈烈、轰轰隆隆的这个诺门坎战役结束啊，这个被揍疼了的小日本呢，基本上就放弃了再去惹北边的大毛熊，转而呢这个眼光啊就瞄向了南边温暖、湿润、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啊。其实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个小日本啊打苏联。 真是有点脑残，是吧？你就说这地方，你别说你打败了啊，你你你就打胜了有什么好处吗？是吧？希特勒都认为啊，乌拉尔山以东就是废土啊，他他都看不上，啊所以希特勒打苏联不是说想把苏联整个占了，打到乌拉尔山就完了，把欧洲部分占了，是吧？那边就让老毛子自自生自灭去，你西伯利亚里有啥？ 是吧？有有有有有貂皮，是吧？有人参啊，有乌拉草，是吧？大毛熊出来舔了一口，就这玩意儿，是吧？就算整个把这个西伯利亚都给你，你也干不了啥，是吧？所以小日本一看，既然这北边也也也不行啊，不是咱们哥们玩的地方，是吧？咱们哥们还是往南混吧，是吧？哎，对南边动手，那你这一动手的话，就不可避免要跟英美老哥俩得干一仗。 日本这一决定啊，还没开打就先帮了苏联人一个大忙啊！前面咱讲这个莫斯科保卫战是吧？然后就跟大家提过啊，在这个保卫战最紧要的关头，苏联是从这个远东西伯利亚啊调了十几个师的生力军啊，他怎么敢这么做呢？就是著名的红色间谍佐尔格发给了苏联的这个情报。 啊，说是这个日本决定南下了，啊，不会北上，不会跟德军这个南呃这个东西夹击啊，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啊，远东十几个精锐的西伯利亚师才调走参加莫斯科保卫战，是吧？这些部队非常擅长在冰天雪地里作战，平时就天天在冰天雪地里待着，是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那个就苏联解体前拍的那个电影，是吧？莫斯科保卫战。 啊，好几个小时那那电影是吧？里边那些穿白色军装、划着雪橇冲锋的苏军啊，就是这个西伯利亚式的部队。日本虽然打不过苏联啊，但是呢，他牵制了苏联很多兵力啊，所以他这一决定南进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端啊。这个时候打的最热闹的莫斯科保卫战的胜负，咱们接着往回说日本啊。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啊，说日本是一个。 资源极其缺乏的国家啊，咱讲什么都有，但是呢，哎，都是标本级别的啊，少到这这种程度。但是小国在整个三十年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啊，陆海军倾巢出动啊，军舰、飞机、坦克啊，你这玩意儿都是是吧？钢铁才能造得出来，石油才能开得动，是吧？那你说它的资源是谁给提供的呢？啊，说实在的，这大奶妈啊，不是别人啊，真的是美国。 是吧？有统计说啊，中国抗战前三年，美国为日本提供了日本战时能源消耗的绝大部分，是吧？包括这个百分之七十的石油，百分之九十的废钢铁。所以说，这个日本侵华的这个武器弹药啊，啊，装备啊，是美国人源源不断的这个输血支持的。啊，所以有人说这个美国太邪恶了，资本主义伪君子，是吧？表面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 其实呢也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就有个概念你得弄清楚，美国跟美国人不一样啊。这些事儿不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做的，或者说呢不是美国政府做的，是吧？就跟那个鸦片战争的时候往中国卖鸦片的不是英国政府，是吧？ 美国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企业都是私营的，经济命脉被资本家控制啊！你比如钢铁啊石油啊、铁路啊、银行啊啊，没有一个不是被资本家控制的啊！耳熟能详是吧？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卡内基家族的钢铁、摩根家族的金融，这些利益集团是不管你战争正义不正义、杀人不杀人是吧？日本人是我的大客户。 我巴不得多卖你点你把国库里的钱都用来天天打仗才好呢，是吧？所以说，从利益角度来说，爆发太平洋战争跟日本动手这件事儿不符合美国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就算是美国政府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是严格遵守所谓的孤立主义，啊咱们知道说这个二九年到三三年，是吧？美国连军队都养不起了。 美国军队这时候才二十五万人，坦克十二辆啊，放到现在连 IS IS 都不如是吧？虽然这个罗斯福总统深谋远虑，看到了日本这家伙必成后患，建议国会扩军啊，但是被断然拒绝是吧？罗斯福总统在檀香山阅兵的时候，那坦克就开到总统前面都坏了啊！你想想是吧？但是呢，这个美国在亚太是有重要利益的呀啊！自打八国联军那时候，美国就提出了。 列强在中国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所以小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呢，显然跟美国的原则是猴吃麻花满拧的啊！美国不可能坐视日本人无限嚣张下去，是吧？到了这个一九三九年，日本呢在中国战场的势头啊是越来越猛啊，甚至在上海乃至长江沿线。 击沉过英美舰船，打死过很多欧美的侨民，这些行为呢遭到了英美的强烈抗议啊！民间反日情绪越来越浓，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日本人呢趁着法国战败的机会，在东南亚的法国殖民地啊，特别是你比如越南啊，开始军事渗透。 这么一来，英美就没法坐视不管了。三九年二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反对日本扩张的太平洋设防案。七月二十六号，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来自美国的原料供应一下就少了啊，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到了四零年七月呢？ 山姆大叔全面禁止给小日本输送石油和废钢铁，这是最重要的战争物资啊啊！美国这一不给输血啊，小日本又没有造血能力，是吧？那小日本就要挂了啊！这时候日本的石油储备啊，只能维持半年，是吧？所以鬼子彻底慌了，就跟美国人谈判啊！美国人谈判行，我有条件，啥条件呢？是吧？你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撤军。 啊，但是这里边不是不包括伪满洲国的啊，并且你要保证今后不再对外扩张，这样的话呢，咱哥俩再续前缘，否则的话，您就拿大酱汤去给军舰当燃料吧，是吧？小日本这个时候可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啊，不答应吧，眼瞅着这点家底儿啊是盯不了多一会儿了，而且呢，英美压力会越来越大。 答应吧，撤退吧，那这几年真白干了，是吧？实在是有点不甘心啊。当时的这个日本近卫内阁呀，就是这个近卫文磨啊，那个磨字儿啊，上面一个马，底下一个吕啊。有人说那不念磨，这不是日本造汉字儿，咱也不知道念啥哈。有的人说就念近卫文马吕，甭管他什么玩意儿了，他可是公爵。 是吧？日本的大贵族武社家之一，历史上人家世世代代当宰相，出自藤原氏，是吧？武社家之一，是吧？所以他才认真的考虑接受美国条件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认可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啊，所以这么干的话啊，至少我不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啊。但这个时候，这个日本高层是少壮派军人的天下。 你想这帮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愤青能答应吗？是吧？让我们撤，这几年几十万皇军将士的血不就白流了吗？啊！你近卫首相要敢答应，你就是卖国日奸拔个鸭路是吧？我们叫兵谏，那再来一次二二六。所以啊，这个太平洋上已经注定是不会太平。而且呢，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 德军在欧陆一路是高歌猛进啊啊，让东方小盟友大大增强信心啊！咱们天照大神的后代绝对武运长久，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是吧？然后咱所到之处啊，无不单石忽江以迎皇军是吧？所以日本人就开始琢磨啊，怎么搞定大洋那头的大个儿？日本人的思路啊，巨简单啊，特别简单啊。 他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我们缺什么资源啊？尤其是石油和橡胶啊，哪有东南亚啊？所以我们要占领东南亚。东南亚是谁的地盘啊？主要是英美的啊，所以我们就得跟英美开战啊。这逻辑就这么简单直接，是吧？我别的都不想啊，一根筋啊，一根筋，是吧？换地儿不拉屎，就这么一个一个一种民族性格。英国人远在地球另一边，而且这个时候呢，是吧？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不定哪天希特勒就把他灭了。 所以打起来啊，英国人应该问题不大，美国人就不一样喽。虽然美国在东南亚的地盘主要是菲律宾驻军并不多，但是呢，日本打下这些地方以后，美国必然会派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带着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杀回来。那个时候能不能守得住就不好说了。所以日本人决定兵分两路啊，在进攻东南亚的同时，给美国太平洋舰队。 来个突然袭击啊！咱们下边这两集节目说的就是突然袭击这一路。既然要打，肯定得有人牵头啊！欲治兵者，必先选将啊！所以有人说打仗就是打将是吧这就得说说日本二战当中的第一名将山本五十六。你看这个二战中一说美军名将，一般都是有几位的啊？麦克阿瑟啊，这个这个艾森豪威尔。 尼米兹啊，甚至巴顿啊，哈尔西、斯布鲁文斯，这就海了去了。那但是日本这边呢，能举出来撑场面的，可能就是这数字化名字的山本军，是吧？这个日本呢，海军还凑合啊，毕竟都是出过洋、喝过洋墨水的啊，而且海军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技术兵种，陆军基本上都是村逼。 啊，老帽儿一辈子都都没出过国，没见过什么世面呐。就是所以陆军里边混蛋就更多了。那而且日本的陆军呢，越是下级军官，哎，还有一定的这个军事素养，越往上越阴循蛮憨，是吧？也就是日本到连队长这级，大佐还行，往上将军没有什么名将啊。 山本五十六这个人跟咱们印象当中穷兵黩武、凶神恶煞的日本军官不一样啊，留一撮小胡子啊，剃个大光头，拄个战刀就会骂人还不一样啊。山本大将素来以儒雅著称啊，可能是出身的海军是吧？加上常年在欧美待的是吧，特别的尖头闷。更难得的是啊，山本绝对是在日本军人当中少有的见过世面、具有战略头脑的军官。 啊，尤其对美国的了解啊，如数家珍啊。我之前就讲过，他当过驻美使馆武官，游历过美国，见识过美国强大的国力，是吧？所以这个决定日美开战的时候，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大将曾经问山本说：“一旦皇国决定对美开战，你觉得有几分把握？是吧？” 山本说：“阁下，如果你到过美国，你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堪萨斯的石油，你就应该知道没有把握，对吧？这个日美两国石油产量是二十五比一，钢产量九比一，是吧？所以你没有把握，你干不过人家。而且这山本还说了，更了不起的是，美国女孩都能上大学，你这咋跟人比啊？啊，永远说嗨，你你你。” 你别管了啊！军部决定了，天皇陛下也有受益你就说能坚持多久吧。啊，山本说那要真打，顶多半年。那永野一拍大腿，够了，半年足以消灭美国了，是吧？你说你这不是扯淡吗？这是开玩笑吗？山本心里啊，真心不想打美国，不是他多热爱和平，而是他知道呢，而且承认干不过，不过上命难违，那就只能考虑怎么打的问题了。山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干嘛呢？先发制人。 啊，少林一阳指突然一击命中要害，把美国打疼。到时候呢，再跟美国谈判，让美国呢出让点东南亚的权益就行了。他瞄上的这个要害呢，是夏威夷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一旦攻击珍珠港成功，就可以消灭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随后呢，不断组织进攻，不给美军积蓄力量的时机，从而争取与美国体面停战。 啊，就日本再牛逼，也没想着在美国登陆把美国灭了啊！这他也知道不可能啊，我就打疼你啊，以战促和，实际上就这么想的。但是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不是简单的事儿，甚至有可能你偷鸡不成蚀把米。即使山本此时已晋升海军大将，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但这件事儿。 仍不能擅自做主啊！这个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啊，这个这个这个 title 听着挺牛逼的，但是呢，要受海军省和军令部的节制。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仍然是他的上官，再往上呢还有大本营。所以说，真心不是你想干啥就能舒舒服服干啥的。 打从一九零五年对马海战，东乡平八郎大将一战定乾坤啊，在日本海军传统战略当中，一直都是绝对的大舰巨炮主义啊，认为这个认可呀，是吧？是战列舰对轰这种打法啊，我们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绝对天下无敌，很不屑山本用这种小飞机是吧，偷偷摸摸的偷袭。 啊，而且还用那一门炮都没有的航母，是吧？你让我这刚出锅的大河呀、武藏啊这战列舰脸上无光，不光上面不待见，山本手下两个舰队司令南云中一和种元二四三中将，啊，这名字都日本的名字怎么进了这么数字化是吧？俩小兄弟一致反对偷袭，还派出参谋面陈反对意见，但是呢，派去的参谋反而被山本耐心说服了啊！可是你。 光说服参谋没用，是吧？海军省你可以用关系摆平，日本大本营是坚决反对。最终，山本大将以辞职相威胁，甚至通过哥们儿高松宫亲王啊，裕仁天皇的玉帝啊，把这个计划直接呈送给天皇。终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号获得批准。这个时候，距离偷袭珍珠港的日期只有仅仅五十天了。 虽说这个事到临头啊，计划才被批准啊，线上叫现扎耳朵眼儿。不过山本五十六啊，他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而且呢，前一年英国人呢在地中海给山本呢做了一次标准的示范教程。四零年十一月，英国地中海舰队啊在地中海奇袭意大利塔兰托港那一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英国就出动了一艘航母，二十几架。 俩翅膀的那种舰鱼飞机啊，一战的这个老兵啊，就把意大利海军最新型的战列舰击沉一艘，重创两艘。这个给精明的山本很大的启发，是吧？所以到了四一年的二月，山本就秘密这个授意手下的参谋啊，抓紧制定作战计划。这俩参谋非常厉害，一个叫原田实啊，另一个呢叫黑岛归人啊。 这两位都是最早的笃定的航空战的信徒，而且十分精于计划啊。这袁天石啊，特别有意思啊。袁天石可以讲呢，是偷袭珍珠港计划的这种灵魂人物啊，灵魂人物，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作战计划。那袁天石，因为他这个他当时是中佐嘛啊，是这个这个呃中校啊。到战后呢，日本三军自卫队重建的时候呢。 原田石呢升任空自幕僚长啊，就相当于空军上将啊。因为二战的时候日本是没有空军的，战后三军自卫队有啊，所以他是这个这个空军上将啊。七九年日本天皇啊访问这个珍珠港啊也道了歉了啊，所以这个美日两国呢就认为啊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啊，咱们现在已经是盟国了啊，也是共同对付大毛熊啊，翻过去了。 所以翻过去之后呢，这个当这个原田石访问珍珠港的时候，当年这地方是被我轰炸过的，我来偷袭过的。这美国政府呢就授予原田石荣誉军团司令官级勋章。这个荣誉军团司令官级勋章呢是专门授予外国这个高级将领的啊。你比如蒋中正就得过这个勋章啊，那是反法西斯盟友啊。你现在居然授予他啊，就表示翻篇了，这一页过去了啊。 结果这袁天石回国之后呢，就觉得你看是吧，我这个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美国人都给我一枚勋章是吧？而且是这么高级的勋章，那咱也得意思意思啊，咱也得给一个打过咱们的美国将领授勋是吧？所以他就建议呢，授予当时美国远东空军司令李梅一等旭日大寿章是吧？这一等旭日大寿章啊。 从这个明治维新啊，到这个一直到现在，一共就搬了六百多枚啊，都是什么伊藤博文呐，什么东乡平八郎这种人才得是吧？说哎，给这个李梅一枚，李梅何许人也啊？李梅就是当年火烧东京啊啊，烧死东京三十万人的美国空八军司令，那时候是美国远东空军司令，二战都是少将，当时已经是四星上将是吧？建议给他授勋。 是吧？哎，就就就这个也表示，就这一篇翻过去了，咱们现在是哥们儿了，是吧？结果没想到授予这种勋章的时候，必须得天皇亲自出面，是吧？但是天皇对东京大火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听给李梅授勋，去你大爷的，啊你们谁爱干谁干，寡人不去，是吧？所以等于那授勋仪式上天皇都没出席，吧？李梅也觉得丧眉耷拉眼的，那所以后来也从来没见过李梅挂这枚勋章，是吧？所以这袁天石。 比较厉害啊，还有一个呢，就这黑岛龟人啊，这黑岛龟人就更逗了。这哥们儿外号叫仙人参谋啊，才华呀可以媲美日俄战争时候的天才参谋秋山真知。性格也差不多，疯疯癫癫。而且这哥们儿最逗的就是什么呢？你说日本人都那么爱干净是吧？日本人，日本人都干净到变态的那个，这个地，这哥们儿可不是，邋遢极了，从来不洗澡啊，从来不洗澡。 而且在屋里光着屁股啊，永远是裸体，光着屁股也不洗澡，那屋里臭的哟他自个儿都闻不下去，得点香啊，宁可点香他也不洗澡啊，就这么一个人啊。你别看平时疯了吧颠颠二百五深井兵，但是灵感一来啊他计划做的是行云流水，巧夺天工啊。所以计划呢，交给他们十分周全。山本大将为这个计划起了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叫 Z 计划啊，致敬军神东乡平八郎。 在对马海战当中升起的 Z 字旗啊，今天日本东京东乡神社仍然挂着这面旗帜啊，号召这个全体官兵，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啊，各员一层奋力勉励。偷袭计划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的非常周密啊，在这个兵力编成上，既要求具备强大的突击能力，又要避免编队过于庞大而被发现。 所以呢，计划出动当时日本所有的六艘航母啊，打美国人可不比打意大利人啊，得武装好了再动手啊。在航线方面呢，黑岛参谋专门做了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航线，从泽卓岛这个岛今天被俄国占了，就北方四岛出发啊，沿着风浪巨大的北太平洋航行，理论上肯定不会被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敢走啊。在这个飞机作战上呢，山本亲自。 挑选任命了一位飞行天才，三千小时飞行经验的渊田美金雄中佐啊，担任训练总教官，亲自负责带队实施攻击。珍珠港是个浅水港，啊水深啊十到十二米啊，这么浅的水里扔鱼雷，飞机必须飞得特别低，否则鱼雷掉下去就沉底了。啊因此呢，这个渊田中佐。 带着日本舰载鱼雷机，在泽卓岛的丹扣湾啊加班加点训练，直到飞行员确保鱼雷机在二十米高度投雷命中率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基本满意。一方面呢，军事准备紧锣密鼓的进行。 政治上呢也得配合啊！为了迷惑美国人，日本呢重启了对美谈判。一九四一年二月，日本政府任命退役海军大将罗斯福总统的好友、著名亲英美人士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啊！几个月之中，跟美国官员会谈数十次，明显呢是在给美国人放信号啊！我们不愿意打，我们要和解，是吧？七月呢，近卫首相又致信罗斯福，表示两国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保证不侵犯英美在东南亚的利益。十一月五号，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开战啊！就在同一天，还派出了前驻美领事、娶了美国老婆的亲美派莱西三郎为和平特使，配合野村赴美谈判。到了十一月二十六号凌晨六点，突击编队主力从泽州岛丹扣湾起航。山本这个时候啊，还发出了指示。 说如果对美谈判获得成功，舰队就要立即返航啊！这充分体现了山本的矛盾心情。其实他心里清楚，双方要价呀离得太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存在漫天要价、着地还钱的可能性，谈判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四一年十二月一号啊，在御前会议确认最后对英美和开战日期之后。 惴惴不安的昭和天皇亲自参拜了一世神功祈求他的祖神天照大神能再次保佑这个资源匮乏、多灾多难，但是十分好战的岛国。在征途中的山本得知之后，倍感惶恐。他知道这场战斗的输赢固然很重要，但是打完之后，战争如何收场？ 他心里可是一点底儿都没有。伴随着山本的忐忑心情，以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向夏威夷方向急速航行的滚滚黑烟，在这个十六世纪麦哲伦以 peace 命名的太平洋上，一场人类历史最为惨烈、恢宏的海陆大战即将打响。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